各位尊老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感谢主，那能继受会积极接的敬拜主。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：认识上帝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师傅这段时间，恩高主你的仆人要分享讲解的，愿主你自己的话、生命之道领导我们。 使得我们更加认识，你的话，生命之道领导我们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丰盛我们的生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公篇、喜篇隆用雪白五雷篇，全部是篇一百五十篇，只有。 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读了这一篇诗篇一百篇，它有一个标题叫做“称谢”，唯一的一个标题叫做“称谢”。我们读诗篇一百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这篇诗篇里面，作者他向上帝感谢，他向上帝欢呼，甚至他说：“普天下都要向上帝欢呼。” 在这篇诗篇里面，那能看到诗篇作家贡献了。一共耶和华本为先，耶和华的旨爱终够永旺，耶和华的信息得够万代。我们是耶和华的名，我们是耶和华的羊，我们是他照的，我们是属他的。哎，我们看诗篇一百篇这个作者。 他称谢上帝，甚至他很清楚的说出上帝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诗篇一百篇的作者他是这样的喜乐？甚至他说普天下所有的人，全世界的人都要向上帝欢呼。他有这样的热诚、热心呢？第三节告诉我们原因的，原来他晓得。 晓得的意思就是认识，他认识耶和华上帝是神，他认识上帝，上帝是神。认识神呢，神是心。弟兄姐妹，你认识上帝的没有？你说我认识啊，我已经几代都是做礼拜，我回到去都得找来拜，当然认识神来了，不一定。 你认识上帝了没有？认识啊，认识啊！我走来拜国三年了，我做礼拜几十年了，不一定啊。那么你说什么叫做认识上帝呢？我们今天从这篇诗篇里面，我们至少找到三个答案。什么叫做认识上帝？第一，认识上帝叫做经历上帝。神学家加埃派克。 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Knowing God》，认识上帝。在这本书里面讲到，有两种人认识上帝。认识上帝的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是知识上认识上帝。这咱们具体的讲，认识神来个有两种呢。他的就呢，第一是选认识神来，叫做 Know about God。假二呢，因为正好认识神来呢，因为这天主的恩，一定要叫。 砍砍书的啊，就砍刊物的啊，一年之下来，他们认识上帝。不过，这一种的认识，从讲道书籍、刊物等等认识上帝，这种的认识只是客观性的认识，客观性的认识。但是，第二种的认识是在生活或者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上帝，啊，这种人，他们不当 有关上帝的知识，从听到、从书籍、从圣经当中，他们认认识上帝的知识。他们还在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生命中，他们经历上帝。所以，这种的认识叫做什么？叫做主观性的认识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讲到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基督信仰，我们的信仰。 不单只是知识罢了，我们要经历。给男人男人心愿，给你担当底线，男人过来去经历的。比人讲，上帝是爱啊，每个人都会说上帝是爱。请问，你经历经历的上帝是爱没有？你感觉经历的，你又不一样了。哇，原来是爱我爱，原来爱我爱，因为你经历的。如果你对上帝是爱，你那个认识。 只是一个知识，那只是 know about God，那是客观。但是，如果你认识上帝是爱，你也在生活当中某件事情上，你经历上帝的爱，哇，那个就是什么？不单是客观，也是主观的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记得基督信仰。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不仅只是知识，也要经历。 不仅是是客观，我们也要主观、个人性的这个经历。有一年，我讲你马来西亚神学院里有下年样人都我不回，他摸爸爸的。那一年，马来西亚神学院来了一个印度同学，五十岁，他还没有进入神学院之前，他是在银行做工的。哎，四十年前，一听到谁在银行做工啊，那都给宰苦宰苦啊。 我很羡慕他，知道吗？那么这个印度同学他在银行做工，他怎么又放下银行的工作来神学院读，要做传道人呢？有一次神学院的一个做礼拜的时候，这个五十岁的这个印度同学他就讲一个见证，讲什么见证？原来这个印度同学他是个慕道友，他要认识上帝，追求认识上帝。 可是他去了一间又一间的教会，令他感到很失望，啊，失落啊！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去一间教会，那个教会很强调祷告，耿耿就给了。但是那个教会耿耿给了，教会却发生竞赛竞赛给大爷。他就问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是什么原因啊？那教会负责人告诉他说，这是人的事情。 人来解决，不需要上帝，不需要上帝又整整祷告会，啊，他听了很失望。然后他又去另外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很喜欢唱喜乐的歌，唱喜乐，啊，有喜乐。可是，在唱歌唱喜乐歌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些唱歌的人都没有喜乐那个样子啊，嘴巴唱，并没有感受到那种心里的那种喜乐。 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现在的小孩子大概不会唱。那时候教会很流行，大家唱什么？今我有快乐快乐，在我心中，在我心中，在我心中，今我有快乐快乐，在我心中。荣耀归主名。现在小孩子会唱吗？不会哈。啊，比如说，应该像牧师这个年龄的，应该都会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那。 快乐的歌嘛啊，境外有快乐，快乐在外心田，在外心田，在外心田。境外有快乐，快乐在外心田。应有归座名哎，如果我们很快乐的唱这首诗歌，真的是荣耀归座名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大家都唱，境外有快乐，快乐在外心田，在外心田。 在外圣团之外，有快乐快乐在外圣团。因要归主名，你讲这个会荣耀归主名吗？会不会呀？我看不是唱“今我有快乐快乐”，而是“今我有可可可可呀！”哈，今 <laughs> 我有可可可可对外圣，今我可可可可对外圣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今我有快乐快乐在外圣团，因要归主名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喜乐。 全国的没学到家，会的叫做呢，境外要开开开开故事那；境外要艰苦艰苦故事那；境外要没劲没劲，境外身对。哈哈哈！ <laughs> 哎，年轻人会不会听古电话？会不会？会，哎，会就讲会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嗨，好，谢谢你们啊！一百分，这样我就很放心讲古田话了哈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印度同学，他说他们在唱快乐快乐，都不快乐啊。 他很失望，啊！他又去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唱：“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啊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”可是他发现了，大家唱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连坐在隔壁那个人是谁都不认识啊！那爱什么？爱椅子啊？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吗？啊！比如今天我们比我们有一些新的人。 有一些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礼拜的，我们有没有去认识他呢？哎，下个礼拜我们会唱一首歌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爱你，耶稣爱你。 耶稣爱你，耶稣在爱里面，在爱里面爱你。怎么说？我们彼此相爱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耶稣所爱。那我也爱你，是因为耶稣的爱在我里面，我也爱你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圣餐礼拜，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：我们与上帝团契。 我们也与人团契，we fellowship with God，我们也 fellowship with man。那就是说呢，我们做礼拜，我们今年有一个目标，A B C，C 的其中一个意思是什么？Care，C A R E，Care 就是相顾。所以我们建立一间教会，三田教会是一个相顾的教会，彼此相顾。我知道坐在我旁边哪一个是谁，我知道。 呃呃，坐在我后面是谁啊？这个叫做香顾啊，他没有来，我可以打一个电话问候他。今天早上没看到你来做礼拜，打一个电话问候你。这个叫做 care c H o t h e R 也是圣经里面所说叫什么？比去寻顾耶稣爱你，来再唱，再再再弹一次。这么快坐下来，那就不必了，坐在那边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 耶稣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爱你。再来一次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耶稣在外里面，在外里面爱你。他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。 我们学习问候，问候一律就贡献他嘞。我们跟他说平安，你们知道吗？耶稣公献国话，当你能搞死人错以后，你再一个人讲平安。如果你们去一个家，你跟他们讲平安，那个家如果配得平安，你说的平安就临到那个家庭；那个家庭如果不配得平安，你说的平安就临到你自己。 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说平安从就业开始，就因为圣经里面说，我们的上帝是是平安的上帝，平安平安平安是个祝福的话，我们来这里把它说平安，啊平安平安，我们祝福他，也是祝福我们自己。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得到祝福；当我们成为祝福的时候，我们也得到这个祝福。我们要学习这种操练哈。那个印度同学。 也给人家耽误，对人安作梗。退休人士说呢，追求认识上帝，可是他去了一间一间教会，他所见到的让他很失望。那么为什么他最后还会来神学院读神学，要做传道人，而不在银行做工呢？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他结婚几年没有孩子，后来他他有孩子了。 可是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怎么说？这个孩子啊，会带来危险呐。你太太、孩子两个人都会有这个生命的危险呐。完了，好多年没管个女儿，走两个了，有人讲啊，弄那两个多危险啊！你知道，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心里面怎么不焦急啊？怎么不难过啊？怎么不害怕啊？ 他说：“那个时候，当我们两公婆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只有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祷告。两公婆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每天晚上祷告，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施恩，感谢赞美主。他讲见证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医生说：‘我太太、和孩子都有都有危险。’可是。” 到的时候的时候，我太太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我太太平安，我孩子也平安。然后当他讲真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God is here，表示什么？他很清楚，他经历到上帝，上帝与他同在一样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怜悯临到他。 弟兄姐妹们，他在教会见的令他失望，可是他自己本身的经历让他很清楚晓得，上帝是他的依靠，是他的帮助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什么叫做认识上帝？第一个，认识上帝要经历上帝呀，经历上帝。我很喜欢一首诗歌，哈哈，喜欢唱歌哈，他与我谈。 他救主耶稣，今天仍然活着。他与我谈，他帮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我要传扬主救恩到万邦。你问？ 我正自主化浊，因主化在我心好，再来前面那个 slide 很有意思啊。那人讲耶稣不坏，耶稣不坏，无人都爱讲，对吗？哎，就他讲完了曲功哦，你没有在你的生活上经历，经历就是为不坏的耶稣嘞。哎，小心人讲，耶稣不坏。 你出钱，你出钱搞吧，今年你生大爷，伢子不话给哪里有我挖的，在哪里？伊赶快讲我，伊陪我一枪。我很喜欢这句话。A long life narrow way，生命窄路啊！什么叫做生命窄路？当你遇到困难，当你软弱，有事情发生，当你病痛。 当你挫遇到挫折、失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作者他经历到，我的主，He w a s with me and tosses with me a long life narrow way。你看，美不美啊？然后接下来他讲什么？我一个多，好苦，他在那内心承受压住的都，我一个多。 họ万邦万国呢都那些耶稣基督，耶稣话对。那么你讲那一本耶稣话对了，How do you know？第冇说过，因为耶稣话对外心，He lived within my heart。哇，这是我有教你吗？耶稣，一所灵性线呢，一你单单的头脑的线呢。 第这个线呢，那是神明人神话的安线呢。他所认识的神，不是一个头脑的神，而是生活生命中的神。他经历到这位复活的耶稣，与他同行，与他同在。什么叫做认识耶稣？认识上帝，就是叫做经历上帝。所以诗篇作者他怎么说啊？他说。 我们是他造的，外国人是先来宰，外国人是先先来哪外国人是一个巴掌，外国人是一草堆的子。这一句一句话的宣告，其实都在反映了这位作者在他的生命生活当中，他怎么样经历上帝？上帝的看顾，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供应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呵护啊！什么叫做认识上帝？

你们认识这位弟兄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光光高，我的妈，光光嫂，谁？光光嫂，谁？我们认识光光高。好，我现在请，啊，光光夫人啊，光光嫂。 我问你，你要好好回答哈，光光嫂，你认识关关哥吗？认识。认识。那你们在笑的时候，我问你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认识和关关嫂的认识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一、二、三，一百分。 不一样，谢谢，请坐。那个人认识公公高？公公少也认识公公高，下次就认识毛主席呢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亲近的程度不一样。同样的，我们说认识上帝，我们说认识上帝，我们亲近上帝多少？ 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。我讲讲诗人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当尘世进入血海的梦，当咱们进入血海的言，一律就是讲给哪里？外内是血海，外的情共血海，亲近上帝才叫做认识上帝。我讲讲我个人的见证啊，我是第三代基督徒，我公公做礼拜，我阿爸走来外，我走来外。 所以，据说我在拜上帝，但是从小我是怕上帝多过爱上帝。据说我的江血呢多过爱血呢呀。左呢后神人讲，血呢的无所不滴的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。我小的时候，我走路看天上，我看到天空有一点一点的东西，我就对自己说，那是上帝的眼睛。 因为我走到哪里都有那一点一点，我说上帝现在在看我，不论我做什么，他都看见。你看，这是我对上帝的解释。那主日学老师说，上帝从天降火下来，烧死了四百三十个人。我心里面害怕，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曾经一脚踏进那个木灰，啊，树头啊，那个木头烧的那灰，但是下面还有火炭，我给这个火炭烧过，所以感到害怕。主日学老师说。 上帝四十昼夜下雨，洪水让世界的人都淹死了。我也害怕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会游泳。你看到没？小时候我晓得上帝，但是我是怕上帝，会爱上帝呀。可是慢慢的在长大过程当中，我去认识上帝。我怎么认识上帝？我小的时候我会做噩梦。我妈妈对我说。 你会做噩梦？你祷告。哎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每次晚上睡觉前，我一定祷告。有祷告就没有噩梦，没有祷告噩梦就来。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祷告是什么：，耶稣啊，帮我感冒、过敏、没抗炎、老虎、没抗炎、老鹰、没抗炎、鳄鱼。你说现在小孩子一定很奇怪。 为什么做这样的祷告？不会看见老虎，不会看到老鹰，不会看到那个鳄鱼。以前呢，父母亲就是这样孩养孩子的嘛。你不听话，等下老虎来咬你；你不听话，等下老鹰，我们都养那，我们都玩那个什么老鹰抓小鸡嘛，哈！你不来，等下老鹰把你叼走啊，哈！就是这样。所以，不过我告诉大家，从我这个简简单单祷告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年龄多么小。 可能是四岁，可能是五岁，可能是六岁，但是，我尽力到上帝，有祷告，没做梦，冇给祷，也做梦。所以，当我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他的孙女，带着他的小女儿来，跟牧师说：“牧师呀，我一定会尽量给到，我一定会送给到，一毛毛口面一贴嘛，一毛毛口面哎哎哎做梦。”你知道我的回答都是什么吗？我为他祷告，然后我也跟那个小孩子、小女孩、小男生说什么？ 你家也得给祷啊！你自己要祷告，因为他也可以同样经历上帝呀。我就是怎么样。有一天，我的主路学校主路学校长祷告，外国人对天上的阿爸，给我的老中军，我能也我也给到过，外国人对天上的阿爸。可是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跟我隔壁一个同学讲，主路学校长今天祷告错了。 他怎么说他的爸爸在天上呢？我都知道他的爸爸住在什么地方啊！我都知道他爸爸是谁呀？他怎么说在天上的爸爸？我这样跟我朋友讲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可是，当我到少年时候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读到一节的圣经节：“女人所寄的，乃是这样的心，因之外跟他呼叫阿爸。” 何算呢？神灵降下个人心，在在证面讲，那个人是算来个讲的？哇！我偷到家说这圣圣经节，我读到这节圣经节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六岁的时候，我很感动。我知道了，爱力创造宇宙万物，天赋算来个强。我事先讲，这边鼓励妹妹，要过来我鼓励一下妇女当敢罗，对你贡献哪的？ 外蒙尿，外蒙尿，你欺负我呀！啊，我小的时候，乡村地方听到一些妇女啊，跟丈夫吵架的时候，常常讲一句话：“我没有外家，我没有外家，你欺负我啊！”哦，好像外家要强一点。那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不论是外家内家，那个人是得对他爱，对吗？因为我们的阿爸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！你你有没有想到这种认识？这种阿爸。 父上帝，那就能感受哇，我那候感动，所以我也能够跟我的主了校长、主了学校长那个时候不懂事，我也能够跟他祷告。亲爱的天父神呢？所以你看，我的祷告一定从这句话开始：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天父神呢，因为天选的阿爸，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？ 他就是我的依靠，就是我的保障，就是我的帮助嘛。还有，我们今天做礼拜，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一定唱“住在身边”，中”，对不对？现在对哪能讲啊？哪能做？对神的讲啊？我小拜，在那外谁？要唱歌唱，当荣荣耀。 我一唱这首《荣耀》，唱这首诗歌，你晓得吗？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感动我，我感觉到上帝就在礼拜堂当中。我轻轻的跟我讲：“现在就得平安，就得来摆动平安，弟兄姐妹们。 我也能够好像我那个印度同学说什么，God is here。现在就在讲呢，现在赶快同在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很感谢上帝。我从小的时候怕上帝，到今天爱上帝，因为我一次又一次，我如何认识上帝呢？亲近上帝呀！我从祷告当中，我认识我的上帝。 我从读圣经当中，我认识我的上帝；我从做礼拜当中，我认识我的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感谢小能讲，外面能去算啊，呀？他从来没有祷告，从来没有读圣经，从来没有做礼拜。这个算这个不叫认识上帝，那只是知识上知道上帝罢了，并没有在生命当中去经历。所以主帮助我。 第三，侍奉上帝。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好多年前，我写小人讲过，母亲啊，你要打电话，阿妈走来拜，我阿妈过来要走来拜，讲快闪一年、闪一过年都冇走来拜的。好了，我就去带那个他的母亲来做礼拜。我探访他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他每次都会说：“母亲，母亲，我会去做礼拜，我会去做礼拜。” OK，那就一直在探访他。 那有一次探访他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要走来拜，但早年过我得走来拜，赶快早年过，今年带也走。”好好好，新年过了，我在礼拜堂一直等。啊，这么跟我讲，过年过后来做礼拜都没来做礼拜的，就就就都没来呀。一个月多了没来，我又去探访他。我说：“某某人啊，你讲我讲早年过走来拜的，但啊总啊都年过，新是好年，那你公没得找来拜？”牧师，牧师。 我会去做礼拜，哎，这次这么回答我了？所以离开他的家的时候呢，我回家路途当中，炫呐炫呐，心里面觉得有一点挫折感。过来可唐凤一邀请他做礼拜，一个我司说牧师呀，牧师啊，我什么时候来做礼拜？今天就在探访他，他跟我讲，牧师我会去做礼拜，没有再跟我讲什么时候聊了。那我会来做礼拜什么时候？ 七十岁以后，八十岁以后啊，所以我在回家路上，心里面有点挫折感。然后再算算，我探访他几次了呢？一、二三四五六次了，礼拜了，唐凤一礼拜了。等我再算来，讲算来，我快没唐凤了哈。礼拜九了，我就云会时间的唐凤背呢了，我不再探访他，我要去探访别人了，因为六次应该够了吧？就这么讲，没有想到。 当我没有再去探访他的时候，两个礼拜后，有一天我在门口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人，那个姐妹，她一个人来做礼拜了。后来这个姐妹还成为教会的资源，还在妇女会里面侍奉呢。保罗讲了一句话：“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叫它生长。” 我从我这个侍奉的经历，到今天我都记得。保罗这句话讲什么？今天我们侍奉上帝，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。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侍奉上帝是绝对绝不不会落空的。这就好像那个姐妹，我一直在探访她，探访她，她都不来做礼拜。可是当我没有再探访她的时候，她来了。弟兄姐妹们。 这另外人作啊，这不是我的工作，这是上帝动工啊。因为我在种，我在灌，上帝叫它生长啊。所以这个经历让我更加认识自己的侍奉定位。那个侍奉定位是什么？只讲耕耘，不问收获。所以牧师会去家访你们的。 现在牧师要很努力去背你们的名字，认识你们。我发现到，二十五年前的我跟二十五年后的我不一样了，背了又忘记，背了又忘记哈啊！所以你们给牧师时间，因为我要快快认识你们，我也要晓得你们有没有来做礼拜，让牧师可以去拜访你们，关怀。可是不然，只是牧师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的，我们做应该做的工作，上帝会叫我们工作成长。 我们会在侍奉上帝当中，我们认识这个上帝。我认识上帝是信实的神，他应许的，他会照着他的话成就。所以在那天乐林团体聚会，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：四月开和四月开始，每个月的圣餐礼拜会安排一些长者参加侍奉，老人参加学习，比如讲修风扇呐。 或者问候，就来外那里恳求平安。个七岁会一些。那就讲这种七岁会，我好生七岁会哈，安排轮流。你可能我就跟你就来外时候看到一个长者坐在椅子那边，跟你握手，跟你讲平安，你不要觉得奇怪。你要向这个长者学习，虽然他行动不便，他还参加侍奉。 而圣经里面讲，长者的祝福，年老之后是大有力量的。我曾经在成成年团去讲，啊，乐龄团去讲过这个题目，所以我们希望更多长者出来发奉献。就是修修奉元节，总安那转的阿摩大爷，这个是服侍上帝。年轻人不要笑我，知道吗？我们要敬佩，向这些长者学习。行动不便，参加侍奉；坐在椅子，跟你问候。 他们是侍奉上帝，会在侍奉当中经历上帝。啊，我们年轻人哎，我们一些哎，我都爱找啊，找那么参加好书嘞。 <laughs> 那我们要在组里面彼此学习，从侍奉当中经历这个上帝哈。在四月开始会安排许许多多的人参与侍奉，做接待员跟人家问候问安，做接受奉献的，让我们都珍惜。 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：侍奉上帝，认识上帝；侍奉人，认识人。当你做侍奉的时候，你会从你的侍奉当中，你更加的认识上帝呀，这个家庭。啊，另外一个，我在芙蓉哎，另外一个 slide，这是芙蓉的一个家庭，芙蓉台，我看着这个家庭长大了。 小孩子小小到今天十多岁、二十多岁，夫妻两个人从没有参加侍奉到参加侍奉，有一天可能他们会来我这里介绍给大家认识，我都告诉你们。看的孩子们在教会长大，主织学少年团、青年团、圣歌团、青春团去，看着他们夫妻侍奉。 你知道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吗？全家侍奉上帝，上帝祝福满满。他们忙碌，可是，在忙碌当中，他们愿意侍奉上帝。他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满满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参与侍奉。牧师在安排那些的时候，大家背景不同，安排。如果你实在不能够来，不要紧。 因为每个人背景不同，但是你安排时间来，在侍奉当中建立上帝。你不要安排了，牧师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牧师没有你没有了哈啊，牧师是给给你们祝福，我们一起成长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。好，最后诗篇一百篇说什么？你们当晓得，耶和华是神。 不但一只呀，认识神呢？一个重要的讲呼吁讲，你能应当认识耶和华，神呢是神啊！弟兄姐妹，认识上帝吗？记得牧师说的：敬历上帝，亲近上帝，侍奉神，侍奉人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。 而认识上帝，是一生一世在追求着的。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接着亲近上帝，我们接着经历上帝，侍奉上帝，我们更加认识神，就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唱《有一位神》，多么美的一首诗歌！这首诗歌告诉我们，那人心，那人天赋血呢？谢谢大家。啊啊，郑老公。 啊啊，科学家啊，呃，怎么样的神，让我们来经历他的恩典、爱，让我们来亲近他、认识他，我们来释放认识他。我们站起来唱，很美的一首诗歌。有一位神，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。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，有一位傻，有权柄身旁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，有一位傻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。 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地在、天在、荣在的上，有一位神，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 以为上，老座在荣耀的宝座，铁丝在世界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成为荣光。 有恩典之爱，是昔在、近在、永在的神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。有成为荣光，有恩典之爱。 是谁在永在永在的神，父神呐，在你有丰盛的慈爱、恩典，你是满有怜悯的上帝，你是与我们同行同在的上帝。主啊，当你的儿女们亲近你，当你的儿女们侍奉主的时候，主啊，让他们在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，都经历你的丰盛的慈爱。 你丰盛的恩典，看顾保守，主你的儿女们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